人品差的人，开口闭口都是这几句话，一定不要深交。一个人值不值得深交，一开口说话就知道。俗话说，甜言蜜语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。人品好的人，从来不会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因为他们知道，有些话一旦说出口，就会变成伤害的人刀子。所以，不管你是不是有心的，伤害都已经造成了。只有人品差的人。 才会拿刀子嘴豆腐心，说是他们既不会约束自己的言行，又不会检讨自己的过失，反而会道德绑架，认为别人听不进自己的恶言是别人自己的问题。跟这样的人交往，或许没有直接的害处，但肯定心里不舒服。遇到这样的人，且再等等，看他是否是心口如一，是真的性子急，还是有意为之。人品好的人不会恶语相向，也不会说些令人不愉快的话。 永远都是文质彬彬，与人相处有所距离感，也不会干涉别人的事。如果一个人常把以下几句话挂在嘴边，可见人品极差，不要深交。零幺，我又不是有心的，凭什么不原谅？身边有这样的人，总是请求别人的谅解，明明是自己犯的错误，不愿真心悔改，试图用装可怜、装无辜蒙骗过关，但下一次又是这样。 推卸责任不说，甚至把过错嫁接到他人的身上，又一次的装乖卖傻，试图让你就范。这样的人看似无害，实际上是颗不定时炸弹，最是消耗你的时间和精力。时间久了，就像吸附在身上的寄生虫，迟早有一天你会为这个人付出惨痛代价。灵儿，我早就告诉过你了，无论是生活中或工作上，总有一些以上位者身份对你说话，教你做人办事。 当你没做好或没达到要求，对方就会降维打击，于是你很容易就会胡思乱想、自我否定，从而郁郁寡欢。同事小李比别人早来公司两年，总是对新人指手画脚，以过来人身份自居，还不时搞个小群，告诉大家明天的计划是什么，这件事该怎么做，怎样做才有效。但不是所有人都会照做。每当没照要求来，小李就会各种嘲讽，直到对方认错才罢手。 整个办公室气氛极差，再加上常被洗脑，好多同事都变得不会思考，只会听话照做，好似傀儡。零三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还不知道感恩？所谓的道德绑架，只可能是用圣人的标准要求普通人，用美德来要求道德义务。生活中见过太多以爱的名义绑架他人的行为，希望从对方那里得到好处，像菟丝草般，是最温柔的杀手。这样的人。 往往先会让对方尝到或大或小的甜头，令你无法挣脱，同时灌输自己付出不易，希望你能珍惜，懂得感恩。至此以后，每当对方想从你身上获取些什么，就会一样的套路，一样的配方。所以要认真辨别，谁是真心对你好，谁是想利用你。唯有如此，才不至于让自己受到伤害。人生在世，就是一场炼狱，或爬行，或奔跑。 都会遇到各种人和各种事，我们要清醒看人，明辨看事，谨慎听话。都说看一个的人品是好是坏，先看他怎么做，说什么话。若是与人相处，让自己感觉不舒服，为自己考虑的事多于对方，你的付出让你不甘不愿，那么请远离。不管他怎么说，不管他说什么。